课文三，在公司。我的牙还是很疼。如果不舒服，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检查好几次了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大夫怎么说的？每次医生都告诉我回家好好刷牙。生词：检查、刷牙。